随着叶利尼亚突出部战役再次以苏军的惨烈败北收场，铁木辛哥铁大帅最后的底裤也基本上输干净了，下边跟他的脑袋一样光了。苏军西方面军全线后撤，整个斯摩林斯克战役呢也随之结束。战争啊就是这样充满着戏剧性，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一将无能，累死三军。由衷的讲。 铁木心哥是个勇敢的军军人，是吧？是够爷们儿的，甚至说呢是个无畏的英雄。但是呢，悲哀的是他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更不能适应这个时代。作为几十万大军的首脑，他甚至常常打电话到连级单位，告诉连长如何去指挥手下的一个排，是吧？所以铁木心哥实际上就他就只能指挥步枪啊。 集团军司令找他汇报战况的时候，他到下面督战去了。你说这仗要能打得好才有鬼呢。这个呀，你也能看出来，就是以苏联为代表的这种东方式国家和以英美包括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式国家在指挥上的不同啊。像这个英美德这些西方国家的指挥是委任指挥啊，就是上级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你怎么完成任务，上级是不管的啊。你只要完成了攻下这个山头。 你你怎么攻，上级不管。东方是一杆子插到底，你步枪摆在哪儿，就迫击炮摆在哪儿，上级都要干涉。所以这两种指挥的优劣，其实一眼能看得出来。虽然总体打的很窝囊，但是呢，咱们提到了这次战役呢，也确确实实不乏一些闪光的将领啊。当然了，这个闪光不是跟铁大帅似的那脑袋闪光啊，铁帅就是脑袋闪啊，顶多呢勋章闪一闪。 这些个这个将领呢，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啊，某种程度上呢，让德国人都留下阴影了。看来呢，疾风识劲草，国难显忠良，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普遍规律。首先，咱搂一眼英勇坚守斯摩林斯克城的第十六集团军司令卢金中将。如果不是卢金一直盯住德军突击机群的主力，这就不仅仅是古德里安的三个师，更有霍特的第三突击机群。 如果没有这根钉子的话，霍大爷跟古大将早就兵合一处，直接向前突进，根本就不可能给铁木辛哥第二次现眼的机会。如今从七月十五号到达斯摩林斯克开始，在德国人裹尸布一样的包围圈当中，毅然坚守了半个月。尤其是友邻部队几乎全都吃败仗的对比当中，他这一枝独秀尤其惊艳。 所以卢金后来有了一个外号啊，叫“德军口袋里的卢金”，就跟后来美军幺零幺空降师的人说：“我天生就是被包围的，是吧？很擅长啊，在被动的情况下作战。但是呢，仗打到这份上了，再坚守意义已经不大了。随着德军主力部队纷纷抵达，叶利尼亚战局基本上完败。眼下需要卢金做的，就是赶紧带着部队突围。” 在七月三十一号，苏军统帅部向卢金下达撤退的命令，赶紧撒丫子啊，赶紧跑，能撤多少撤多少。这个命令来的很迟了啊，卢金心里恨得要死啊，你丫哪怕早说一天也好呢。为啥这么着急呢？这个时候，霍特老爹的第七和第十二装甲师已经插到卢金侧后方，眼看就要切断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公路，加上铁木辛哥把后方部队都拉到叶利尼亚。 根本就没有兵力对卢金侧翼进行掩护。其实这时候就算有部队也没啥用了。据说当时还是中将的第十九集团军司令科涅夫同志，每天操心最多的事儿不是打仗，而是点查人数。手下的部队都是整千整千的跑啊。据说有个团长一觉醒来一看阵地上，以为士兵都还坚守呢，走近一看，就剩钢盔跟那儿戳着了。 团部周围几个人丧白耷拉眼的跟那守着，连政委都跑了。估计这些人是离团长太近，要不然也就都跑了。现在看来，德军的意图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古德里安跟霍特会在切断这条交通动脉之后，随后的德军步兵能把口袋扎得紧紧的。苏联第十六、十九、二十三个集团军势必完全沦为德军囊中之物，而且是毫无斗志的残兵败将。 德军需要考虑的就是吞下去以后怎么消化的问题了，消化不了，再来点健胃消食片。如此一来，侧翼失去掩护，前方道路被阻，后方追兵汹涌。那这样一来，卢金这点人是必死无疑呀。卢金也在祈祷，估计这时候也不管啥党员不党员的了啊！上帝、耶和华、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都显显灵吧。 真心希望能有位壮士路见不平一声吼，出手搭救一把。结果，卢金的祈祷应验，有个人出现了，真的救了他和他的部队。看来卢金命挺旺啊，总能遇见贵人。当然了，也有遇人不淑的时候，比如遇上像铁木辛哥这样的大坑货。上次那位贵人是幺二九师师长，不是刘伯承同志。那这回出现的这哥们儿是谁呢？ 咱们说呀，在轰轰烈烈的叶尼亚反击战当中，铁大帅把手下兵力分成了五个集群，其中四个呢投入到了死磕古德里安的突出部进攻中，结果呢，咱就不再赘述了，一声叹息吧。这是四个集群，剩下的那个去哪儿了呢？其实呢，那支部队没有参与这次进攻，而是被派遣到了亚尔采沃罗斯拉夫尔一线，牵制斯莫林斯克外围的德军，并且呢，趁机解救。 包括卢金在内的第十六、第二十集团军，这支部队的指挥员就是日后可以说唯一能与朱可夫元帅齐名的又一颗将星——罗克索夫斯基。为啥说唯一呢？啊，这不是故意的吹捧他。在二战当中啊，名将有很多排名啊，一典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皇八下九江威。但是呢，说实话啊，同盟国确实乏善可陈。 什么这个蒙哥马利呀、巴顿呐，啊，这就都是这个凭着实力是吧？这实力太强大了啊！至于像什么这个马歇尔啊、什么艾森豪威尔啊，这都是政治家。克拉克整个就一二货啊，大概也就是什么里奇威这些人还还凑合。但是在二战的时候，他又不唱主角真正也就是德国跟苏联呢，算是有点真材实料。苏德战争算是把当时人类能够达到的战争艺术发挥到了顶峰。 如果把苏联将领做个排名的话，前两位呢一般没有什么太大争议，这个朱可夫和罗克索夫斯基啊，也就是这个吕布和赵云。第三名之后那就有很多版本了，科涅夫啊，或者这华西列夫斯基啊，这就第一个不用说了，朱可夫啊，朱可夫很厉害，军神。今天这个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门口还有他的塑像。 但是呢，其实他有点被神化了。那没辙，战争年代总要塑造一些英雄去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啊。中国也一样，什么姜子牙呀、诸葛亮，真那么神吗？不一定啊。诸葛亮也是政治家，不是军人。你厉害，除了因为你确实厉害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需要你厉害。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赶鸭子上架。通常人们认为朱可夫和科涅夫擅长打顺风战啊，这跟这个蒙哥马利其实是一样的。 而且呢，朱可夫啊，太嚣张跋扈，得罪了不少人，比如崔可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叶廖缅科，那这后来都是元帅，都是他死对头。尤其是叶廖缅科曾经这样评价朱可夫的指挥艺术：说到朱可夫这个人呐，必须要比敌人多五倍的兵力，否则他根本就不会打仗啊。当然了，叶廖缅科也是这德行啊，所以这就是是吧？这个王先生别说玉先生啊，就差一点儿是吧？ 当然了，你说叶老棉科他是不是有点酸葡萄心理呢？也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打赢一场战争因素特别多，将领只是原因之一。所以这样一看的话呀，这个老大实际上是被塑造出来的啊，江湖一盏灯是吧？无影又无踪啊。那么老二这个角色就真得凭自己的本事，甚至人品了。咱们前面讲。 说铁木心哥怎么看他的外表啊？一眼就能记住，就是光啊啊，脑壳已经达到帝王级了，寸草不生，是吧？寸草不生，是吧？那这个罗克索夫斯基啊，小罗同志帅啊，一个字儿就是长得帅啊，看照片就能感觉得出来，很绅士，风流倜傥啊。他人评价说他性格温文尔雅，为人正直厚道啊。还有呢，就是统帅能力很强。 当代俄国历史学家认为，罗克索夫斯基元帅具有朱可夫的能力，却没有朱可夫的缺点。如果能够掌握朱可夫具有的权利他的作为不在朱可夫之下。甚至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组织德国高级将领们撰写他们在二战中的经历。当问他们啊，当这些德国将领被问到“你们心目中最佩服的老毛子将领是谁”的时候，绝大多数德军将领提出来的名字。 都是罗科索夫斯基啊，让敌人都尊敬，这最难能可贵啊！不像咱们东边那个政权，自己号称宇宙第一人、天厨名将，那有个毛用啊？啊，跟朱可夫一样，罗科索夫斯基骑兵出身，俩人生日呢就差八天。有意思的是呢，一九三零年罗科索夫斯基是骑兵第七师师长，他手下的第二骑兵旅旅长是朱可夫。 但是到了四一年，朱可夫已经贵为苏军总参谋长大将军衔而小罗同志呢，仅仅是第九机械化军少将军长。造成这样乾坤大挪移的原因，还是那场大肃反。大肃反当中啊，罗科索夫斯基由于有半个波兰血统，加上长期在远东任职，就被扣上了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加波兰间谍的罪名，判处死刑。 不过好在小罗同志坚韧不屈，而且呢之前人缘混得还很好，再加上有铁木辛哥这样的老上级拼命担保，才使他最终脱险。苏德战争一爆发，急缺将才啊，所以罗科索夫斯基呢就被这个送到了前线啊，送上前线的时候特有意思啊，说犯人啊，你上前线指挥一个机械化军，你的死刑问题嘛，以后再考虑是吧？最逗逼的是，直到一九四四年他被授予元帅军衔的时候。 他的死刑判决还没有撤销，那等于一个死刑犯当上了元帅。呃，好吧，背景就介绍这么多。那咱们说说开战之后啊，这个罗帅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又是怎么跟卢金碰上的？其实这个卢金跟罗科索夫斯基啊也是老相识，他们本来呢不应该出现在中央战场，原来他们都属于西南方面军建制。 一定程度上讲呢，铁木辛哥是挖了西南方面军基尔波诺斯上将的墙角，这个就没辙了。铁大帅多牛掰呀，贵为元帅，之前又是国防人民委员，给自己挖点人，这还不手到擒来、手拿把攥的事儿？为啥就挖这么一个少将军长呢？首先，这是铁大帅老部下，而且呢，铁帅对罗克索夫斯基有救命之恩。 据说当年肃反的时候啊，他都被押赴刑场了，准备行刑了。啪啪两声枪响，前面俩哥们应声倒地，直接栽坑里了。当打到他的时候，竟然是一颗空包弹啊！当然，肃反的时候这一幕也屡见不鲜，吓唬吓唬你安的，是吧？啊，让你赶紧招供，让你崩溃，是吧？更重要的是呢，更重要的是呢，他在西南战场的表现堪称完美，仅仅一个机械化军军长。 几乎完全凭着一己之力，在开战初期稳稳守住了通往基辅的交通要道，极大的迟滞了德国南方集团军群的进攻锐气。咱罗军长啊，在防守当中熟练的运用坦克伏击，这样非常让德军抓瞎的招数，甚至差点在防守战中全歼整个德军第十三装甲师，而自己的战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要知道，这可是开战初期。 德军士气如日中天的时候，但为啥差点没给这个十三装甲师全灭呢？因为罗军长手下缺坦克，不应该呀，不是没什么战损吗？是没啥战损，因为有一半坦克在行军中因为机械故障、维护欠缺这样的白痴原因跑散架了、报废了。苏军就是这么擅长给自己挖坑的。这个咱们后边讲南线战场的时候啊，还会详说。 据说隆德斯泰特元帅在跟他的元首汇报、汇报这个战况的时候啊，无奈甚至有点敬佩的跟希特勒说：“末将戎马半生，之前从未遇到如此强悍的对手。这支苏军在防守战中的表现堪称现象级。看来这仗啊，不会像以前那样好打了。”龙帅也是被激发起斗志。作为一名德国军人，你老拿波兰、法国这样的软柿子，你也没啥成就感，是吧？打丹麦、打挪威，你不嫌丢人呐？ 是吧？因此呢，在这样的神奇的表现之后，铁木辛哥以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名义电令罗克索夫斯基赶紧交接工作，速速前往莫斯科。就这样，罗军长被挖来了，肯定不能白挖呀，得升官啊！所以被任命为第，就被任命为西南方面军第四集团军司令。罗军长一下变罗司令了，升官了，发财了，集团军司令。 要知道，苏联的集团军至少从编制上看是非常吓人的，尤其是装甲部队，像是下辖的计划军，一般都有上千辆坦克。虽说这坦克呢都是什么这个波特呀、特二六啊这样的又小又矬的坦克占大头，但至少还是很唬人的。尤其你想，这编号这么靠前是吧？第四集团军那肯定是精锐中的精锐。 罗司令心里美的呀，鼻涕泡都出来了，那美美哒，萌萌哒，踏上火车，去到心向往之的新征途。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